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二百七十一集。林青霄沉默了很久，最后低声说：“我做不到。”他这一生可以舍弃任何东西，唯独不能是他。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无论低谷还是高峰，在他遇到洛寒的时候，都会不可自拔地爱上他。过去的林清霄是如此，现在的他还是如此。说他卑劣也好，说他自私也罢，这是他唯一真心想要拥有的人，他做不到。林清霄你冷静一点。静魂死前的诅咒是冲着他去的，他很可能会有危险。 你是天帝，不应该被感情左右判断。我要先去解决最要紧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时空的事。你相信我，我不会抛下你不管。林青霄曾经喜欢他的乐观，现在他却恨他乐观。林青霄盯着他问：“如果我跟他两人之间只能存在一个，你选择谁？”“我哪个都不选，我不会让这种选择发生。” 可是这种选择已经发生了，你偏心他，我没有，你有。林清霄冷冷的说道：“我不会放你离开的，我已经吩咐下去，不日大婚，你安心在天宫准备婚礼就是了。”洛寒忍无可忍：“你疯了！你说过你从来不会勉强我，我认识的那个林清霄德行兼备，恪守君子之礼。” 永远尊重我，爱护我，他不会做强迫人的事。林青霄看着他，目光中似有疯狂，也似有脆弱。他靠近一步，洛寒都没有反应，眼前就传来一阵晕眩之意。洛寒晕倒，林青霄接住他，缓缓收紧手臂，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搂在怀中。你就当我疯了吧。 这次谈话对两人来说都很不愉快。洛寒再醒来，发现自己还在崇光殿，但是他的行动更受限了。洛寒明显发现，大殿中仙娥密切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洛寒稍微露出些出门的意思，他们就战战兢兢，如临大敌。他被林清霄禁锢了，更过分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林青霄竟然还每日来看他，一切表现如常。他陪他喝药、用膳、说话，洛涵不回应，他也不当回事儿，依然日日抽时间出现在洛涵面前。这样的他，让人觉得可怕。洛涵安安静静待了好几天，看样子像是认命了。重光殿的仙娥们渐渐放松警惕。 不在十二时辰不错眼的盯着他，在一天夜里，洛寒照常熄了灯上床睡觉。仙娥们见洛寒休息，悄悄拉上帷幔到门外去守夜。虽然天道表现得非常安静，可是陛下的命令也不是开玩笑的，没人敢玩忽职守。不过几个年轻的仙子聚在一起，不可能不打闹。他们坐在玉阶上。 一边纳凉，一边看银河里的星星，渐渐的，一股困意袭来，他们慢慢睡着了。坐在最里面的仙娥，一点一点啄着脑袋。她的身后，殿门无声打开，洛寒穿着斗篷，轻轻迈出宫殿，转身将殿门恢复原样。洛寒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她存了心想走，没人拦得住的。 林清宵处理正事，一直到深夜。他批复完最要紧的折子后，一抬头，发现外面已经全黑了。不知不觉，都已经子时了。林清宵放下笔，心里想着：这个时辰，洛寒多半已经睡了，深夜不便打扰。但是林清宵工作间隙也需要适当放松，他唯一想去的地方就是崇光殿。他已经习惯了忙里抽闲去见洛寒。 要是见不到，反而浑身不对劲儿。这才几天功夫啊，洛寒就彻底摧毁了他四千年来的习惯。罢了，去看一眼也无妨。林青霄这样安慰自己，反正他不会打扰洛寒休息，更不会让人知道此事，只是站在外面看看，并不算失礼。林青霄熟门熟路走向崇光殿，进入宫门后，林青霄心里猛地一凉。 禁制被人动过，他走向正殿，果然，仙娥歪歪扭扭睡在台阶上。宫殿的门牢牢关着，可是林清霄知道，里面等待他的只有一世清冷。他不在了。洛寒离开天宫后，按照菩提木令牌的指示，飞快去和菩提树会合。他上次见菩提树时，身边跟着林清霄 他和菩提树都不敢多说，好在他们约定了暗号，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洛寒发现菩提树约定的地方是一个山崖，冷月如钩，安静凄清，看不出任何异样。洛寒放下斗篷帽子，低声道：“菩提树，是我。”他的声音散在风中，四周场景缓慢变化。 一道绿色的屏障升起，将这块地方笼罩成一处结界。从外面看来，悬崖上依然冷冷挂着一弯月亮，上面没有任何人。然而事实上，一簇巨大的树盘悬崖上，树前站着一个披着白色斗篷的女子。天道，你终于来了。听说你在战争中受了伤，最近你还好吗？洛寒叹气。 一言难尽，不过这些不是重点。我这次来，主要是想问问穿书的事。菩提树早有预料，他抖了抖叶子说：“你想问那本书从何而来？你所料没错，这一切并不是一本书，而是我们为了让你快速融入这个世界，套用了你熟悉的词，用你原本时空的说法，你要做的事，可以理解为穿书。”洛寒无语。 果然，我就知道不对劲。那就是说，所谓男主、女主、男配、女配，以及林青霄这个男二，都是假的了。世界如此庞大，每一瞬息都发生着无数悲欢离合，怎么会围绕某一个人而运转呢？菩提树说：“世上没有主角，也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主角。”那原著剧情那些故事桥段，到底是根据什么评定的？ 事件是唯一的，然而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描述出来的结果就完全不同。我们在林青霄的眼皮子底下将你召回来，担心没有时间和你叙述事件经过，就抽取了距离世界大局变化最近的几个人的记忆，整合成一本书拿给你看。因为你看到的是记忆，所以详略、善恶、正反都受到个人意愿的干扰。不过情感虽然不同，但是大体事件还是真实的。想来。 影响并不大。洛涵木着脸听菩提树说：“影响不大。”苍天呐，影响怎么可能不大呀？洛涵语塞，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竟然是合成的！我最开始真的以为那是事实，其中有云梦涵的记忆，是吗？菩提树点头应道：“嗯，不错。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么许多事情都有了解释。” 难怪书里吻戏、床戏如此详细，一涉及战争、政治就一笔略过。原来全是因为云梦寒不懂。难怪书里人物的行为和描述产生巨大割裂，全文在疯狂表述叶崇玉有多么爱云梦寒，然而叶崇玉的所作所为却和爱丝毫不沾边难怪云梦寒在书里人见人爱，每个男人都为了她不顾一切，连她嫁了人。 都对他情深不悔，原来那只是云梦涵自己的看法罢了。云梦涵当真觉得全世界的男人都爱他，全世界的女人都嫉妒他。因为云梦涵的缘故，洛寒差点误会了林清霄。洛寒以为林清霄喜欢的是云梦涵他喜欢自己不过是因为那天出现在深渊底部的人是他。洛寒在失踪前。 还因为这件事和林青霄闹别扭，结果这只是一个女子的臆想。洛晗无语了一会儿，问：“那为什么要选择云梦涵的记忆？直接用林青霄、叶崇玉的不是更好吗？”菩提树顿了下，说：“你觉得可能在不引起林青霄怀疑的情况下，复制他的记忆，将你召唤回来，然后再把你平安送走吗？”好吧。 洛寒被说服了。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期更精彩。